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咱们改这个什么呃好书八分钟啊？啊，怎么了？ <laughs> 是吧？呃，文道整天做书的，现在一本最火的书，应该说就是乔布斯的这个书，对吧？自传。对，但是在说乔布斯的书之前呢，我先说说我的书啊。哦，你书呢？喂，就是跟你说嘛，这个最近呢，很多人拿着本书找我签名。 是《锵锵三人行》的这个呃书啊，其实呢不是不只是最近这一本，而且还很多人问我，那他问我，说你出了个什么书啊，这书那书，所以我必须的给大家做一个声明，就是我本人在出书方面呢，还是一个处女，不像文道他们都是处女，都是老昌了，都是没错，对，我没有，就不不本人对本人没有出过书。 但但是呢，呃，这么多年以来啊，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书。那么它是怎么回事儿？呃，但是呢，他们都在上边啊，非常暧昧的打上一个窦文涛。这个我后来跟他们提过意见，我说你们不能撒谎，不是我写的，为什么要在书皮上打我的名字？然后呢，他们就说后来改了一个，说窦文涛，你注意下边他写字儿小字儿主持，你明白吗？我那个是梁红道。 小字主讲， <laughs> 就是说，啊，这这解释起来可以说，我没说是你写的书啊，对吧？我是这节目是你主持，你总得承认吧。包括像文涛拍案也出过这个书，我就说啊，我说既然是你们出的书啊，那封面上不要印我嘛，对吗？我说我还是处女呢，没准将来我出书我还能卖一把。我说你们提前都跟我预支了，后来他们答应了，哎，没有印我的这个照片。但是呢，过不了俩月，他可能再版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哎，又把我给。 印出来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这这，因为这个成本很多朋友这个问呢，也让我这个签名，所以我必须得跟大家讲这是怎么回事了。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凤凰是有版权的，对吗？所以呢，凤凰就把这个节目的这个版权呢，它大概跟一些出版社合作，他们出的关于节目内容的这个书，这个书呢，呃，这个编得好的话，那么我也不想掠美，对吧？那编得好坏的话，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 所以呢，这个我得跟大家做一个声明。本来呢，情况其实我也该做这个声明的，因为我也有常常现在好像在我名下有三本这种节目变成的书。嗯，那其实跟我无关啊，对对对。每回大家来找我签名呢，我也签当纪念品签你签嘛。我跟你说签名，哎，你当我们当作者签名啊是有讲究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就一般签名的书呢，呃，这个封面打开之后第一页。 接甚至有时候接下来第二页这两页通常叫作者页，就如果你不是作者，你不该在这上面签名。当然，你我买了这个书，我可以在上面签。比如说，甚至有时候人家莫名其妙看到我说：“哎呀，我想在你签名，拿了本《浮士德》出来，又叫我在那签。”坚持我说：“那我绝不能签，说那是歌德才有资格签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”写了《浮士德》对。那所以我就说呢，这像这本书，人家拿给我说，我不可以在前面两页，我在中间找个随便找个地方当纪念品。 因为你不是他的作者，你不能在上面签名。哎，对，所以说，当然啊，我们这个书也不值得一说，跟人家这个老乔的书比起来哈。对，这个乔布斯的这个书，哎，你们期待吗？哎，学文道，你先做做你这个有有有不是有他他他这节目我忘了叫什么名了，书的节目叫什么？叫叫好都写好书八分钟，开讲八分钟，开讲开讲八分钟， <laughs> 你先给我们来了八分钟啊？这乔没看过，那你有我么？看了些节选啊，但是坦白讲，我也没有太期待。 因为这种名人传记，呃，这些几乎每个月都有。只不过这回是因为乔布斯，乔布斯这种，我觉得是有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整件事是一种名人之死的这种 hype。这个 hype 就是一种狂热现象。呃，上一回出现这种国际级的名人狂热现象，就有人死了。我印象中有两个事儿跟他能够相比，一个是 Michael Jackson，哦，一个是戴安娜王妃，嗯，对不对？ 这三个人大概是都同一个类型，而他们同一类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死的时候，大家觉得哎呀好难过、好伤心、好激动、好热闹，做特辑讲来讲去。过了之后，你回想起来，不是戴安娜王妃？你觉得她真在二十世纪史上有这么重要吗？戴安娜王妃的卖点是她当初的这个男朋友是谁？她的恋情就是除了跟王子以外。 他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么美女嘛？他跟他的训练师啊，就是有一些这种闺中的秘闻。那那个呃，c 克·杰 o n 是有两个卖点，一个是他的死啊，不不不不一定能写到他死；，另外是他不是一直整容啊之类，他有很多有争议。他是音乐天王，哎，他是他是他是有争议啊。这三个人物都有一点特点，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中年去了。他。 乔布斯其实其实也是五十多嘛，就是他们其实都不是自然死亡，这是很可惜这样一个情况引起大家的感慨。我看这个，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书，呃，我也会想看，如果有的话。 但我不至于有那么大的热情要抢购、订购或什么。嗯，我这种一时之间太狂热的东西，我都会稍微有点冷。尤尤其是他现在说是官方批准的唯一自传啊，什么，这很明显就把它当做一个文化工业的继续生产，就是说根本也不一定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也不一定他自己写。哦是他意思，但但这个是他意思，不是他这个人是是他授权，这个人呢。 好像如果我没搞错的话，好像是写这个富兰克林，还写过富兰克林。他原是时代杂志的编辑嘛，是个就是写等于说是写传记的高手。好像还要写爱因斯坦呢，是是不是还写过基辛格？我不记得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写这个基辛格这个事儿啊，挺挺逗的。就就基辛格，就是当当时呢，基辛格看了他写的这个传记啊，基辛格就就生气了，闹到甚至找他的老板，找《纽约时报》的老板。 就搞他，就说他为什么这么写我。后来《纽约时报》这老板还挺主持公道，看了这个自传，呃，看了这个传记之后，跟基辛格说说，我觉得他对你啊还是客观公正的。然后说基辛格多会说话，基辛格你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很著名？基辛格说，他这个年轻人有什么资格对我客观公正？就 <laughs> 有留下这么一个名言，就说这个人给这个乔布斯啊写的这个传记，我在里边啊。 呃，这这他们提前透露一点内容啊。我有印象的，就是他就说这个奥巴马，那这就是说你只能做这一任，对，说你只能做这一任。我还有印象的是，没想到克林顿性丑闻呐，克林顿半夜向他请教，给他办支招。 <clears throat> 然后呢，乔布斯一向的风格是诚实嘛， <laughs> 是吧？就是说，我认为如果你真干了的话，你就应该对全国人民说清楚。然后说电话里。 沉默， <laughs> 两个人都沉默，两两个人都沉默，这是我我有印象的地方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个礼拜洗一次澡，真的。嗯，你们看到，他们已经披露出来，说他，说他平常，所以他办公室开会，人家都受不了的，脚味道一塌糊涂。然后他还会当着人家的面，在人家面前泡脚，因为他脚太臭了。而且他还会小时候做些很奇怪的事比如说瞪着人，那个眼睛练习不眨眼。 嗯，他有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小东西。还有一个有意思，就是讲到他跟呃比尔盖茨的关系嘛。啊，比尔盖茨。对，他说比尔盖茨还是比较适合搞慈善，嗯，因为他原来做企业他实在没创意。 <laughs> 啊，你知道，这有有个真实的事情，本来是一个呃拍摄于一九九九年，好像是一个电影，就讲这个硅谷他们几个人之间的交情。对对对。有个情节就在这个书里也得到披露，是真的。说当年比尔盖茨拿着这个 Windows。 去找乔布斯说你来你看我这怎么样？乔布斯说你这就是一坨屎。然后说比尔盖茨说对，但他是一坨好屎。 <laughs> 哎，但是你看啊，我说到乔布斯啊，我对你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啊，咱们有一个习惯的思路，对吧？好像说父母离婚呢，或者说家庭不幸啊。 说这样的孩子多受伤啊，这样的孩子很悲剧啊，这样的孩子都不不好不好哈。可是也可能催生天才。对，为什么我看了这么多天才的传记啊，以至于我养成的这个我感觉家庭没点问题的都不是天才。就为什么？你看奥巴马也是啊，父母亲这个这个闹矛盾呐，这这这什么养父母之类的，对吧？离婚啊，那怎么这这这玩意儿一一点不妨碍，甚至更成才呢？我我我给你讲讲现代文学史吧。 鲁迅大家知道，他父亲是在他大概十来岁的时候吧，对吧？去世的。那茅盾呢也是，胡适也是，郁达夫也是。老舍的父亲去世去最早，两岁。所以我 <laughs> 我上课给他们学生说，得出个结论：想当文豪，哎，起码让爸爸早点死，对基本上现代作家呢有两个最基本的家庭特点，第一个，他们的父亲在他们幼年都去世。 第二个，他们的第一个太太都是妈妈的意思给他们找的一个原配的，后来都是大部分都不行的，除了胡适跟矛矛盾两个是例外以外。那么后来我说，你们同学别回去看着你爸爸就眼睛瞪着他哈，哎，你怎么还在？ <laughs> 所以你看，我对这个问题的有一个理解啊，就是说，你看啊，很多说父母亲离婚甚至被被被遗弃的孩子，对吧？他最后很成功。 这是不是好像足以推倒我们平常这种教育学家整天跟人瞎说的东西？可是我又觉得呢，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，这涉及到一个我们对人的评价。嗯，对他得了诺贝尔奖，他成功，他什么？可是呢，他比起一个平平常常的一个人来说，我正想讲他这辈子是不是幸福的一生？对，这个跟他的童年的遭遇有没有关系？这广告之后我们可以聊聊《锵锵三人行》，广告之后见。 这文道可以发挥发挥，因为我本来你刚刚讲的时候，我就想提醒啊，就是这并没有否定，就是所谓的家庭不幸的小孩长大成了天才，并没有否定掉就是传统教育学家的那或者心理学家的讲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传统心理学家讲的是说，一个好的家庭成长出来的小孩，他往往会比较好，性格上比较完整，对不对？他只是说这个，但他们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好的家庭出来孩子才成功啊。 嗯，这是两码事儿啊。是，而且第二，我们觉得，我觉得刚才我们那些讨论呢，整个抽样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光看这些成功人士，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有个不快乐或者是不完整的家庭。但是我们忘记做的一件什么事儿呢？是去调查所有自小父亲早逝或者双亲早亡或者父母离异的家庭，那些小孩后来是不是都成功了？嗯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也许大部分都失败。 对对对，我们看到这些成功只是其中的少数的例子。没错。那所以我想讲，就是我们现在对人的评价，就比如说像乔布斯，嗯，对这些名人，我们说，哎呀，他好成功。哎呀，可见小时候家庭有挫折、有问题，对人成长还是有好处的。但我们忽略的就是，他们也许不快乐，对，他们也许很不幸福，他们也许一辈子没办法放下自己，自己里面有很多的问题、很多的心结折磨他们，我们怎么知道？ 是是，所以不幸是成功的一个资源，尤其在文科方面。嗯嗯，他们做了一个人才调查，我不是上次讲过，他们呃专门有教育研究教育科学的人，找了几百个各种各样行业的最拔尖的那些专家，有一些客观的标准，最后发现只有科学类的人，嗯，他们的成功是跟他们的教育有关，哦，就是说他们是名校好的学位。反过来，如果是商界的。 政治界的、艺术界的，都不是，就他们的成功跟他们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教育没有正比关系。嗯嗯嗯，他们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。这其实古人早就解释了，“诗人争命达”，就说你如果做一个艺术家的话，你的命运、你的生活很幸福，你的生活很很完美，那是你的天敌，你成不了诗人。不幸出诗人，还有。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什么苦其筋骨的哒哒哒哒一大串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你你要做大事情，你的以前的不幸，你说的对，嗯，大部分人的不幸转变不了成功，但是成功有很多的确是不幸。你要仔细去分析的话，它是非常非常有逻辑性，好转。对是。比方说，我刚才讲为什么这么多父亲去世，他们这些作家会出来。 因为作家要要要在民国时期要成为作家有两个基本条件，第一，你要小康，你要能有一点基本的能力，让你读书识字，你太穷是不行的，所以你得有一个中产或者中产以上的父亲。嗯嗯。但第二，鲁迅说的，当你从小康人家堕入困境，在这期间，你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。 这就是文学非常重要的资源。你在青春期的时候，你的家庭在衰落，你在没落的当中，你看见周围的事态的真相。你要是那个时候爸爸老整天发财，你就我爸是李刚啊！你你你你做不了什么事情，你看不到世人的真面，所有人都在拍马屁。所以这些人父亲去世，他们的家境都变差，都变差以后，母亲就变成他们重要的启蒙老师，而母爱又是对作家是至关重要。 哦，没哎，哎哎哎，没几乎很少一个作家最后仇恨除了张爱玲以外，其他咱不知道曹雪芹他妈是什么人。 他他也有跟跟他妈处的很好的，也有他妈的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有问题也是资源，对，也是但但是张爱玲跟他妈的这个这个关系比较少，但大部分的现代作家，男的作家里边，妈妈都是他感恩的、启蒙的最重要老师，不仅教给他文化、经济，而且给他一些人性的最基本的东西。而且他后来那个小脚的老婆也都是妈妈的命。 所以，所以具体来分析这一套，就是不幸变成成功资源是有逻辑可循的，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啊啊啊！是是，你你对，这看来得分科。老老舍也是，老舍的爸爸是八国联军这个呃在在在城墙上打死的，他妈妈帮人家洗衣服供他读书长大，所以老舍后来对对平民四合院的感情特别深，这就是啊，这个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。嗯嗯。可是呢，我想反过来又讲一件事儿。 就是什么叫做固然，什么叫做成功，或者什么叫幸福，我们要分开来看。嗯，同样的，我们对于什么叫好的家庭啊，也要有一个分析。嗯，他不一定就是说父母双全，然后年高德少，这就叫好家庭。因为很有可能呢，有时候有一些家庭是被勉强的捆绑在一起。呃，父母明明很不好，偏偏不离婚，说不定这孩子更不幸。 啊啊，对不对？嗯嗯，所以我而且我觉得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去歧视了一些单亲家庭。嗯，因为事实上很多单亲家庭其实也可以很快乐，对孩而且可以成长的很好。是是是。比方说郭美美啊。对啊。 <laughs> 郭美美。很成功啊，很成功啊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妈妈女儿你看配合的多好。对，而且有个好处可以随便找爹呀，对吧？说谁干爹？对，有奶就是爹啊。 <laughs> 不是不是有有有钱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 <laughs> 的讨论接着来劲了，你们真。 是太下流了， <laughs> 所以这就是网络时代。所以你看，所以很多家庭，我觉得什么叫好家庭啊？我我觉得这个定义不能够只是按照一些的量上的计算，比如说父母有没有离婚啊，是不是都在啊，年纪是不是很很年轻就去世啊等等，这都算不得数。但是我想讲，这个固然不能够标准化下来，一个人后来什么叫做过得好？ 叫做他这辈子好了，嗯，这个更加不能标准下来。对，因为我见过太多人，他也许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成功，呃，没有太大的名气，没有赚大钱，没有太高社会地位，但你觉得这个人他活得真高兴，活得真快乐，或者他真是个好人。那个那个那我补充一句，我在呃加州的时候有一个台湾来的这个家长。 就是他送小孩到中文学校读书，我那个时候帮他们教中文。他讲了一句话，我印象非常深。他说：“我有女儿，我就跟他说，你找个男朋友哈，有一个 happy family。”他就说：“不一定成功，就说你这个这个男孩的家庭啊，是一个。” 开心，你知道美国有很多这种很其实很庸俗的或者中产阶级，他说就找一个 happy family。哎呦！而同时呢，我听过一个说法，据说钱钟书跟他的学生说，不要找天才。那当然，当天才的这个老婆，那可是没错。我跟你说，除非你也是天才。这家伙，这个爱因斯坦的老婆，这个很了解。 <laughs> 罗罗丹，湘 <laughs> 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大家就讲这书里说了，说这乔布斯信佛是吧？平常他打坐，在这办公室里有一个打坐，日本禅宗啊，对对，说说是这以至于发生这种矛盾呢？是我到底是开发这个苹果了，还是到日本去修行这个禅宗？后来啊，我看他们好多人聊，说这个佛教哎禅宗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？就是说啊，你看他这个苹果呀。 其实是什么？你看，咱们在香港，咱们就知道西方化的一套啊，是特别讲究程序的，特别讲究程序，对吧？但是你看啊，禅宗有一种什么呢？这种直指人心呢，见性成佛呀，什么直见性命啊，就是这个直接到达，直接到达本质，放鹤顿悟。这这个，啊，你比如说他，你看他触摸，你看啊，他们说这个按键属于 logic 的，按键是一层一层的子目录跟目录，这个是属于逻辑的，但是呢。 哗一下，要什么一摁，歘到哪儿就是哪儿。说这是禅，说是这哎，这个这个解释挺有意思。对，我不知道禅是什么啊，但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人呢有启发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比如说你像我们做电视节目，我早年比如说做还跟他们凤凰做了一个这个呃一个呃综综艺节目，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现场表现比较好的，最后我发现怎么都剪掉了。 后来我说你为什么都剪掉了呢？他说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有八个程序，有八个环节，时间长了，嗯，所以我必须保证八个环节。于是最后就变成这个问题你回答啊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我说你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社会有很多啊，他他掉在程序就工具啊，他就是他的所有的人都想着我要完成我这个环节，我要完成这个工具，我要完成这个环节，可是没有没有一个大脑一个灵魂想到。 最终的一切是为了让观众欢迎，嗯，是吗？这就是这叫直指人心呐！就你最后这个目的，总目的在哪里？如果最后程序全部剧，香港人有的时候，容我讲一点微词啊。香港人哪儿都好，非常专业，但有的时候缺乏一点这个东西，就是他他讲究我把一二三四五都干完了，可是他也不管这最后这个东西是是不是好的。 而且，但是我我反过来，我又觉得他学佛学的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嗯，我也没看这书，不了解。那他的行为上面，比如说，我们说他们用童工， <laughs> 或者是学焊工厂来做他们代工，他们有童工，学焊工厂做代工这种事儿，常被人骂。但是，我觉得，如果说真要看到一点受佛教影响的东西，或者日本禅宗影响的东西啊，我想就是一种他对时间的观念。嗯，比如说。 他那个有名的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就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他不是一个喜欢浪费时间的人，他没有太多的社交。对，呃，他为什么要那么坦白啊？就骂人毫不留情啊！就是他不跟你虚伪。解开，因为因为不不够时间，一个人是随时想着可能会死啊，就是学活就学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